第九课一不怕慢，就怕站。活到老，学到老。知识不应该保密。对牛弹琴，时间不等人。二双草苍苍，虫切切。 春南春北行人绝，独出门前望田野。月夜桥花麦如雪。三，你学习什么？我学习汉语。他学习什么？他也学习汉语。 汉语难吗？汉语不难。生词学习什么难？问题回答问对。乌语、汉语、日语、俄语。 英语、法语、德语，语音学，u、w、y、w、n、w、ng、w、n、ng、ng、ng、ng。 晕，哇，娃，哇，哇，弯，弯，碗，碗，歪，歪，崴，崴，喂，喂，尾，尾，温，文 稳稳，穿团短短，断欢怀缓快摔床甩涮说做。 水睡七掺夺水扇窗驼嘴扇昌国水。 顺窗活，蕊涮山滚水润栓，捆水。 run，伤水嘴春霜唇垂串拆鬼水。 算，八，打算，对了，暖和，轮子，果子，问题，回答，出门，开门，关门，棍子。 村子，算了，哪儿？这个，站着，知道，时事，还是，时候，声音，热闹，认识，学习，弹琴。 时间，九，屋子，桌子，椅子，帽子，刀子，孩子，房子，木头，口袋，本子，衣服，尺子。 头发，舌头，拿来，告诉，凳子，多少，朋友，窗户，骑马，白塔，葡萄，吃梨，杯子，大夫。 帮助，毛衣，食堂，宿舍，看看，钢笔，十，同学，有，红，黄，绿。 电灯，电话，课文。你做什么？我写汉字。他做什么？他念生词。他们做什么？他们听录音生词。做，写。 汉字，念，听，录音，再见。